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五集。林青霄在乱石中左右腾挪，好几次和巨大的石块擦身而过。他们不知道飞了多久，耳边再也没有石头碎裂的声音，才终于停下。 洛寒回头，看到一座山在他眼中慢慢倒下，山间动物惊恐地往外跑。这么久都没有见魔神飞出来，恐怕魔神的那缕分身凶多吉少。洛寒知道这次能成功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首先，魔神的分身本来就削弱很多；其次，魔神大意下误入阵法，他身边有一个阵法天才控阵变阵。 最后，天雷对上魔族，本来就是洛寒占了大便宜。如果今天换成其他人，就算是同样一抹神石，洛寒用再多雷也没法伤害到对方。惊险连环，幸好都结束了。洛寒看了一会儿，悄悄地问：“这个山头有主吗？”林清霄怔了一下，没理解洛寒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问？洛寒只能说的再浅显一点。 要赔吗？林青霄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应该不用。”那我们赶紧走吧。洛寒心有余悸说：“山被劈成这样，我们留在山顶的痕迹估计也不会存在了。这样正好，只要我们不说，就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。”林青霄没有拆穿他，和他一同往山外走去。但是不知为何，林青霄心跳特别快，总觉得有什么危险要发生了。 他想法未落，塌落的山体下突然爆发一阵巨响，乱石飞射，一个黑影从碎石堆下面飞出来。林青晓脸色骤然变化，他想起来了，古籍上曾经提过，有些分身术以本体的一部分作为载体，分身死了，本体就会被召唤到此处，原地复生，为自己报仇。魔神用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分身术。 现在出现的是魔神本尊。他们杀了魔神的一缕神念，以魔神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？林青霄都没有回头，带着罗汉就跑，但还是来不及了。真正的神灵和分身之间实力天差地别，魔神一出手，林青霄就感觉到与刚才截然不同的威压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回身挡住魔神这一击。 但是等魔神的攻击落到剑上时，林青霄才知道真正的实力差别有多大。九霄剑震了震，一道蜘蛛网般的碎痕从剑身上裂开，魔气边缘划过林青霄手臂，立即就在上面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洛寒惊讶，这么快的速度下，他只来得及扶住林青霄，根本没时间凝集力量反抗。 魔神慢慢从废墟中走出来，还是一样的脸，但是气势和刚才截然不同。他身周的戾气几乎要化为实质。这次魔神没有再和他们废话，他的手掌如爪，里面黑雾慢慢凝聚，倏地朝洛寒和林清霄掷来。黑雾即将击到洛寒和林清霄身前时，一道白色的屏障忽然出现在他们身前。 魔神的黑雾打在白色屏障上，屏障如涟漪般扩散，看着脆弱，却坚不可摧。一个慵懒的男子声音悠悠从后方传来：“欺负小孩子，也亏你做得出来。”洛寒惊讶地回头，那个男子缓步从森林中走出，瞧见洛寒的目光，玩味地挑了挑眉：“你认识我？” 洛寒意外的都说不出话来，何止认识啊！当初在神域，洛寒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引导人就是他，已经消散了的，孤独的在神域等了千万年的神灵残念。林青霄感受到自己体内神珠微微震动，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了。时间之神西恒。魔神看到西恒，冷笑道。 你不是游离于各方势力外，从不管六界之事吗？怎么，你也要下场了？西恒叹气：“我确实懒得管你们这些破事，但是你们如何争来争去是你们的事，欺负好不容易诞生的小孩子，恐怕不行吧？”魔神见到西恒露面，就知道今日怕是不成了。魔神看看洛寒和林青霄。 思机刚才神念破碎的痛，还是气愤不已。他们暗算于我，我报复回来天经地义。你连这种事都要管，是存心拉偏架，要和本座作对到底了。西恒啧了一声，目露嫌弃。我给你面子，故意不提，结果你还不依不饶了。你多大了？这个小孩子才多大？你被两个晚辈打败，你还好意思说？ 要我是你，恐怕这几万年都不敢出来走动。你倒好，不以此为耻，竟然还要仗势欺人到底。魔神对着洛寒肆无忌惮，毫不掩饰恶意。可是遇上十二大创世神之一的时间之神西恒，他就不敢放肆了。西恒掌管时间，制定实力。时间是最公平的，无论阴阳、仙魔、人鬼，所有生灵都要遵守时间秩序。 因此，西恒从不参与任何一派，独自游离在六界之外。这次仙魔大战，西恒也没有露出偏向哪一方的倾向。因为几个高位神都不参战，所以魔神才敢恣意扩张。现在西恒露面，魔神就算再气不过，也不能对这两个小辈做什么了。魔神目光不善地扫了洛寒和林清霄一眼，目光中的恶意昭然。 但是最终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一挥袖消失在原地。洛寒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魔神走后，他终于腾出功夫去问林青霄：“你的伤怎么样了？”林青霄手臂上还在鼓鼓流血，他按住伤口，摇摇头，示意没事儿。此刻血还没止，鲜红的血从林青霄指缝中渗出。 将他的手染得猩红一片。洛寒看着这一幕，心都揪得疼，他也是服气了。林清霄旧伤前两天才好，今日又添新伤，他到底是什么体质啊？西恒看着这两人的互动，饶有兴趣，他带着笑问：“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”西恒话中的“这里”显然不是指地方，而是指时空。 洛寒从没有指望过能骗过以时间为本源力量的西恒，他如实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捡到一块石头，后面不慎被雷劈中，然后就出现在这里了。”林青霄轻声补充：“我们来到这里，除了阴差阳错，或许还因为和前辈有一些渊源。”林青霄体内的神珠就是西恒填补的，他们被定位到这里，一方面是镇魔石。 另一方面，大概是西恒的神珠。西恒感受到林青霄体内的气息，微笑道：“我感受到了，既然来了就是缘分。你们接下来有何打算？”洛寒悄悄看向林青霄，林青霄察觉到他的视线，目光包容，神情平静，对他轻轻点头，仿佛无论洛寒做什么，他都会无条件支持。 洛寒得到了林青霄的支持，胆子变壮，说：“我想跟着您去众神所在的地方。”事到如今，洛寒也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了。两人对此早就心知肚明，只不过从未挑破。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他们怀有善意的神，洛寒不想错失机会，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果然，林青霄脸上一点波动都没有。 这件事情，他早在绝灵深渊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哦，西恒玩味的挑了挑眉，说：“但是那里可是前线哦。”洛寒和林青霄刚来那天，青山村的人就说过，他们这里叫向石，但并不是前线。真正的战场远比这里残酷。洛寒咬牙说：“好，前线就前线。”西恒听到洛寒的话，忍俊不禁。 说：“不急，去前线之前，先把他的伤势收拾好。这个处理正合洛涵心意。现在林青霄手臂上还在源源不断的流血。林青霄单手按着伤口，修长的手指被血染得斑斑驳驳。明明是很血腥的画面，可是放在他身上，竟然有种暴力美感。洛涵看到这些血，心都一抽一抽的疼。” 这么多血，都过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没有止血？林青霄血液中带着冰属性，龙族又皮糙肉厚，正常来说，林青霄凝血是远比其他人快的。可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，魔神已经离开很久，林青霄的伤势却不见好。西恒凑过来看了看，说：“被魔神打伤的伤口哪有那么容易愈合？” 我用神力暂时封住他的伤口，但是想要治愈，得去找止血驱魔的药。洛寒听到这里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。懂药，擅长治疗魔气，离这里近，青山村首领不就全部满足吗？洛寒连忙说：“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给他疗伤，有劳西恒前辈为他止血，我这就去青山村求药。”不行，西恒还没说话。 林清霄就一口否决：“魔神可能还没走远，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。这点伤势不要紧，前线也有疗伤的药，先去前线吧。”那怎么行？洛寒同样不同意：“你流了这么多血，怎么能赶路？”停！西恒忍无可忍，不得不打断道：“你们两个既然一刻都分不开，那就干脆一起行动，先去找药，再去前线。” 青山村，我有许多年没去过了，怪想念的。前方带路吧。西恒的话说出来后，正在争执的两人齐齐安静下来。这个决定无疑要绕很多路，但是无论是注重效率的林青霄，还是急着去学习神术的洛寒，谁都没有异议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